件衣服，外面冷，要不先回房吧。季思浩说再过几分钟就到，我跟他约了，在县招待所的门口等。对了，方正红呢？哼，我把他堵上嘴，在厕所里了。哎，也给我一个。哎。 你身体不好，还是算了吧。啊！唉，苗妹说的对，没有经济收入的家庭成员，果然只能算二等公民。哎，方正红以前认识你，我感觉他虽然对我态度不善，但对你好像还比较信任的样子。之前合作过几次，印象里他挺配合的，从不倚老卖老，反而一直都很尊重人。所以你之前说。 方正红对你家有钱这点很看不惯的时候，我还挺意外的。但这也只能说明他对我个人的看法还算好，不可能因为那区区几次合作就完全信任我。那他对我怎么？哎，你觉得岳广平的枪会是方正红偷的吗？难说，这要看黑桃 K 能用什么利益把他拉下水。但我总感觉。 方正红对你的态度，与其说是被利益所诱惑，倒不如说是恨意。哎，吉子高，这边！江队，快上楼！快上楼！晋江文学城，淮上原著。 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《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》《破云》第三季第六集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 要去市委开会，刚出小区，就有一辆白色货车跟了上来。开始我没注意，结果看到僻静的地方，突然又来了一辆卡车一起来别我。我才发现，他们根本是想撞死我。车牌号呢？看到司机的相貌特征了吗？没有，我当时太紧张了。 什么声音？啊，没事，流浪狗。你接着说。所以你没去市委开会，直接改道来了这里。没有，我哪还敢去开会呀？我不过是批点零包，喝点肉汤。陶 K 至于非要弄死我吗？你要是这么想的话，以后还会出更大的事。不是，现在是，陶龙，我又没有错的时候吗？啊！ 不是说我帮你们调查月广平被害死的事情就能平安吗？但现在呢？你们调查的进展在哪？儿？进展呢？哎，你冷静点，老齐。我们查到，岳广平很可能有一名私生子。哎，那会不会就是黑桃 K 呀？他儿子是毒贩，所以幺零零九行动才会被提前泄露。他愧疚自责，要求跟将队见面。 结果被他儿子抢先下手灭了口。哼，齐队怎么不去写警匪小说啊？黑桃 K 出身家族贩毒集团，他之所以被叫做黑桃 K，是因为他的父亲曾经被人叫草花 A，说他是岳广平的私生子，那就太扯。了。但我怀疑，岳广平的私生子与黑桃 K 犯罪集团有一定联系，甚至有可能。 是毒贩安插在岳广平身边的内应， <laughs> 那你们快去查呀！江队，你可不能眼睁睁看着黑桃 K 那孙子残害忠良啊！哎， <coughs> 好说话，别动手动脚拉拉扯扯的，就你还好意思自称忠良？ <laughs> 不是，不是，现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厕，厕所里有人哎。 大家还没见过吧？我先帮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公州刑侦支队齐思浩，疑似正被黑桃 K 追杀；这位是建宁禁毒支队方振红，疑似正帮黑桃 K 追杀我。你俩可以交流一下追杀和被追杀的经验，互相学习，好好相处啊！岳 <clears throat> 广平是被人害死的，严雪，难道内鬼不就是你？你！ 你也太信口雌黄了吧！你信不信？哎哎，严父，你别这样，人家好歹是个正支队长，你看你勤勤恳恳干了十多年，也才是个副。哎，咱们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，别跟人家。放气，让我好好抽醒他。哎，打不服他，我跟他姓方。你还嘴硬，内鬼不是你还能是谁？从胡伟生制毒案开始，你就鬼鬼祟祟的，动不动就单独行动。 还擅自从解救人质的现场撤离，谁知道你在搞什么鬼？方队，解救人质当晚，我发现了狙击手的行踪，跟他在废弃公路上短兵交接。严队擅自行动是为了去抓住那名狙击手。 <laughs> 他还整天关着办公室门，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，还在办案的时候偷偷摸摸打电话通风报讯。那是打给我。韩小梅和马翔都可以作证。哼，那。 那他中毒那天，明明不可能活下来，偏偏他竟然在空无一人的盘山公路上得救了，怎么可能啊？啊，这难道不是他为了洗脱嫌疑，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？可方队，那天盘山公路上并不是空无一人呐。当时我开着越野车尾随严邪，在他毒发时撞车施救，后来马翔赶到，把我们送到医院，严邪才捡回来这条命。你看，我头上这伤还没好呢。 你们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告诉你了，随行家属。家家属？哼！现在该我问你了吧，方队，老子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你不仅觉得我是内鬼，还他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下毒手要害我？嗯？我我没想害你，跟踪你只是为了找证据。 跟旅局证明你跟毒贩有勾结，那你为什么要阻止秦川喝我的药酒？事后还扔掉了唯一能作为物证的药酒瓶，因为我觉得你有可能想害他，就像当初我喝了你送的药酒后，就一病不起到现在一样。我的药酒，你什么时候喝了我的药酒啊？不是你送到我家来的吗？我犯贱吗？ 送你东西干嘛？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方队慢慢说。一年半前我受伤的时候，市局各科室都给我送了慰问品。啊，对，当时吕局让大家都表示一下慰问，我就随口让马翔去准备点便宜的营养品。送到我家的是两盒营养品加两个小瓶药酒，药酒上还挂着你银邪的手写慰问卡。 我手写东西送给你，你脑子没问题吧，老方？从警校毕业后，我就没手写过签名以外的汉字了，连江婷都没收到过我手写的情书呢。你， <clears throat> 然后呢？唉，我受伤后筋骨确实不如以前了，再加上也知道药酒对活血风湿还是很管用的。当时还觉得严邪这小子虽然轻浮，但送人的都是好东西，所以就。 你就一点不剩的全喝了啊，然后你就立刻中毒了。不，我每天喝一点儿，开始也没觉得哪里不对，但过阵子之后就感觉心脏不太舒服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去医院也没查出问题。直到几个月后，有个学中医的老熟人偶尔问起，说我可能摄入了中药毒素。 我才想起了那两瓶药酒，拿去一化验，果然发现了极其痕量、不足以致死的乌头碱。所以你怀疑是我故意投毒？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？我说了，我立刻就把物证拿给吕局要求彻查，但吕局却坚持跟你站在同一边，认为我没有证据，是对你有偏见。 <laughs> 我看他这么包庇你啊，才决定自己着手调查。那不是我送的。 开什么玩笑！越熟悉药酒的人，越知道这东西不能随便乱送。何况我跟你关系一般，如果出了什么事，根本说不清。哪怕送两瓶脑白金，也比送药酒强啊！那是谁送的？等着。喂，马翔。哎，我严哥，我可想死你了！去年夏天，方振宏受伤。 吕局让咱们送点东西去慰问，你买的是什么？啊？你不是叫我买点营养品吗？我就随便买了点脑白金和更年期口服液。你给方正红送自制药酒了？什么？不是药酒？那是随便能送的吗？我是那么不着调的人吗？阿香，慰问品是怎么送去方正红家的？我淘宝下单以后就直接快递到总务科了。 应该是他们把各部门的礼品都堆到一块儿，然后统一送去的。严哥，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事儿啊？姓方的小妖精又来纠缠你了？ <coughs> 哎，怎么说话呢？对公安前辈要学会尊重啊！通知总务科去查，一年半前负责送慰问品送去方家的是谁？查不出就调监控，立刻去办，挂了。 你们刑侦支队上行下效，果然都教育的不错啊。哼， <laughs> 这个小马呀，太不懂事了，回去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。所以方队在看到秦川准备喝药酒的时候，就觉得严邪有可能以相同的手法再次害人。其实也不至于，他又不是偷偷摸摸给秦川的。我再怎么糊涂，也不会认为严邪有胆子在市局里光明正大的杀人。 所以你当时只是嫌恶。对，那件事以后，我有了很大的心理阴影，任何吃的都绝不过他人之手。市局有多少人知道你这个心理阴影？我只告诉过吕局。那，那秦川知道秦川？啊不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是秦川呐！我只是猜测。 如果我是秦川，可以随意进出刑侦支队大办公室而不惹人怀疑，那就具备了充分的投毒时间和条件。可如果不是我阻止，他就已经把毒酒给喝下去了，那可绝对是致死的剂量。呃，那个我说啊，你们刚才不是说方队有心理阴影来着？万一那个秦川就是利用了这一点，不，太牵强了。要是方队没阻止呢？ 甚至凑上来说：“给我也喝点呢。”在不确定因素太大的情况下，拿致死剂量的毒酒来赌博是不可能的。我就是觉得，既然你们说了秦川是副支队，那方队出事后，明显是他得利最多，嫌疑也最大呀。啊，那这倒未必。副支队在那正职的时候，很多权力都是受限制的。如果方队不在了，禁毒支队很多具体决策反而是李局。吕局。 不会是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想害我的人竟然不是严西，难道？不行，我要回去再看一遍。这事不可能就这么死无对证了，绝不可能！哎，哎，你他妈上哪去，方支队？我想到什么地方可能还有线索了，我这就去找。你先等等，我们收拾收拾，跟你一块回建宁。 我没想过害你，枪手出事那天晚上，我有不在场证明。姓严的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害你。等我电话。哎，不是你，你看看他，就他这样，还整天骂我们刑侦支队做事不牢靠。他刚才说想到什么地方还有线索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他想到的，凶手也能想到。 别让他单独行动，我们跟上去。杨妹，齐思浩，赶紧出来！我们要去追方振他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再打电话劝劝他。喂，我说老方。大家现在是绑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不管你想到什么线索。 至少先给我们打声招呼，以防万一，是不是？谁跟你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？我打到网约车了，到镇宁再联系吧。哎，你，哎，你们说他八成是有甲亢吧？成天着急上火的。就算他一个糟老头子，一没钱二没貌，不像你俩坐网约车的风险那么高，但起码的安全意识总该有吧？ 是说齐队有钱，我有帽吗？哦，没有，我是说你跟你江哥，你有钱，他有帽。我方正红敏感多疑，又对你抱有多年的成见，所以在完全排除你的嫌疑之前，估计不会轻易分享线索。不行，我得抽根烟压压火。算了。哦，我这有打火机。 要不你脸上？不不不，不用了。来，你们看看，男朋友就应该找像我这样的。啊，作为一个成熟、懂事、会疼人的男朋友，重要的不是你为伴侣做了什么，而是你愿意被伴侣独做。比方说，你们江哥身体不好。 最好别抽太多烟。像我这样优秀的男朋友，就会自愿自觉地把二手烟的危险性掐灭比如说。出于健康考虑，我会限制他吃甜食，让他多吃肉。为什么说我是男朋友这个词的最佳诠释和模板？学着点，你啊，多学。点。 还没冷的时候穿的那条裤子，深蓝色剪裤脚的，你还没洗吗？没呢，赶紧拿个密封袋装给我。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给你。这又是怎么了？这么急匆匆的？局里有事，我走了。哎，你这人，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。 哎，喂，老黄啊，我这儿正有个。有什么？不对，季晨是安全的吗？喂，冯队。黄兴可以信任吗？老如果我猜测的不对，那么凶手很有可能就是。喂。如果是他，老你干啥呢？市局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可以说是肯定保险的。信号不好吗？还能找谁？还有谁是安全的？ 他一定可以，方队，你这么快就跟过来了？你们怎么知道？你开着你家这车跟踪严邪，还寄希望于他不会发现？这是我儿子前段时间放假才开回家的，而且我套了现任的车牌。看来您对严邪的人品、道德和智商都有很大的怀疑啊。 姓严的呢？我们不知道您住哪栋楼，他去小区后门了，一会儿就过来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信任我方队，但严行有句话说的没错：如果您既不是投毒者，也不是内鬼，那我们的确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可是我……岳广平已经查到了泄露一零零九行动情报的内鬼是谁，但这个线索直到他死。 都没机会告诉我，我已经没有第二次昏迷三年还能醒来的幸运了。但您想在重重鬼影环伺中，跟三年前的月光平冒相同的风险？王队，蒋队，我之所以相信你是清白的，是因为多年前你曾经帮过我的线人。 猿猴，猿猴，看来你已经没印象了。他是我最过硬的线人，在一次卧底行动中，要不是被你掩护过，就已经死了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不能完全信任你，更不用说姓严的。所以，我现在要去研究所找个熟人，不出意外的话。 关键证据就在这个袋子里。如果你们真敢来，就跟我一起来吧。但要是检验结果证明你们不是无辜的，那就别怪我立刻报警了。呃，你，方支队，不能让他就这么莽撞的一个人去。上车。 你跟季思浩来正门，我们要去。江哥，你们那边怎么了？江哥，江哥，方正红出事了，我先挂了。哎喂，哎，你叫冬青吗？哎，我这出车祸了，你快快来吧。方，老方，醒醒，醒醒，坚持住。 在加我踩错油门了。严希，这车的制动系统被动过手脚了。坚持住，老方，老方，那个袋子，把那个袋子拿给我。严希，啊，袋子，这儿，快跑！那你放心，有人报警了。 按照正常程序走，我不会有事。你快跑，别告诉任何人你在事故现场出现过，带着物产，快！ 少给送杯热水进去啊！对不起，谁都不能进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肯定搞错了吧？你们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程序你们都知道的，回去吧。哎，你们。 老方的车被破坏了加速和制动系统，目前头部受伤，还在抢救。八月底，你生日当天晚上，曾打电话要求交警大队拦截一辆跟踪你的轿车，那辆车跟今天老方出事的车型号、特征都是一致的。跟踪你的时候，还套用了禁毒支队曾用过的线人牌照。 也就是说，方正红跟踪过你的事，你是知情的。对，我知情。嗯，今天早上，公州市高龙县四海客来招待所有服务员证实，曾看见你站在一间客房门口，而老方在电梯前非常愤怒的大嚷：“姓严的，我没有想害你。”枪手出事那天晚上。 我有不在场证明，等我电话。有这么一回事吗？有。也就是说，方正红出事前几个小时，你是最后一个接触过他，并发生了严重争执的外人。你可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自己会出现在那里？同行有几人？目的是什么？ 与方正红争执的原因和内容吗？严雪，现在零口供也一样能定罪。如果你什么都不愿意解释，我们的调查和推断会对你相当不利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你明白？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方正红出事的时候，你在他家楼下？不能，我不能告诉你。既然你明知道隐瞒的后果是什么，还坚持选择这么做？ 那我也无话可说了，妍希，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：在方正红不在场时，独自靠近案发车辆的最后一个人，到底是不是你？快跑！那你带着物产，快跑！是我。 等等，是你吗？你问我？哼！不论我说是或不是，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，你能信吗？严希，你还有哪怕一丁点刑侦人员的基本素质吗？李局。 绿军，省委刘厅已经打了第三个电话了，说立刻就过来。现在这个情况不见了。什么？从现在起，棉鞋、吃的、喝的，由我亲自让人送。不管谁要探视，都必须拿到我的签字批准。在案情调查清楚之前，谁都不许踏进审讯室的铁门一步。 那条裤子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吗？啊，刚刚问过了，我那个搞机针的同学说一会儿给我回电话。 <sighs> 那就好，这次真是多亏你了。嗨，大家都是为了帮我们严哥嘛。不过为什么不直接送局里找黄主任啊？哎，陆顾问。嗯。你们严哥怎么样了？应该还好吧？吕局不让任何人见他。 饭菜都亲自派专人送进去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好像在防着谁要严邪的命似的？所以他昨天晚上吃了什么？啊？他晚上吃了什么？馒头和白水煮蛋。我知道了。江哥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我能有什么事？如果我推测方向没错的话，我们离真凶已经很近了。哎，我同学打过来了，开免提。是。喂，小梅啊，你给我的到底是什么案子里的证物啊？确定没拿错吗？没没吧？可这就是一条普通的裤子啊。 我能想到的测试都做了，什么血迹、精斑、硝烟反应、毒物化验都没看出来，大概只能分析出这人的卫生习惯比较一般。另外，那个裤缝里夹着几根狗毛。啊，其他呢？没了。对啊，什么都没有。那化验结果拍个照给我吧，回头再请你吃饭啊啊！江队，你看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 我知道了。嗯啊，您您知道什么了？我要出门一趟，随时保持联系。江哥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要去趟外地。方正红的思路是对的，现在只需要验证一下，应该就能确定答案了。 我已经到家了，嗯，辛苦了，明天见。你，你把岳广平的一撮头发带回去跟令堂合葬，确定他真的会因此而高兴吗？ <laughs> 高兴的吧。 坐下。久闻大名却缘牵一面。你好，江支队。你好，秦川。你特意去家母的故乡拜访了？是的，为了证实我对你身世的猜测，也幸亏我对岳广平上山下乡的行踪稍有了解。你想知道？ 自己到底暴露在哪儿吗？请说。方正红从你手中夺走药酒那天，有几滴溅在了他的裤腿上，但布料中却完全没有提取到哪怕一丁点的乌头碱。也就是说，你当时喝的是你事先调换过并藏好的盐协那瓶原本无毒的药酒。整个中毒事件都是你精心策划好的一场戏。 而这场戏成功落幕的先决条件，只有一个。哦，你太了解方正红和严邪了，你对他们在什么场景中会做出什么反应了若指掌。就像一年前，你冒充严邪给方正红送了有毒的药酒，并算准了他会喝一样。 <laughs> 我就知道，那天应该做戏做到底。 临门一脚，不该软的。为什么当时怕了？因为岳广平的死，让你终于意识到，乌头碱是真能杀人的。 <laughs> 不不不，我只是觉得，怎么说呢？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，我怎么能拿自己的命去冒险？别动，不然我开枪了。行吧，想知道什么？ 你告诉我，我说给你听。你是什么时候跟黑桃 K 联系上的？不是我联系他，是他主动来找我。主动找？对，那是我考上警校的第一个学期。确切的说，是在岳广平以父亲的名义首次出现在我人生中的第二天。早得出乎你意料吧？所以我才说久仰大名呢。 江支队。岳广平是下乡当知青的时候，跟令堂认识的。老套的故事，不值得一提了。母亲去世后，我开始接到资助，却直到上警校才知道，原来资助我的人就是亲爹。 <laughs> 岳广平也许是想等到我考上大学后再来相认，但他没想到自己早就被黑桃 K 盯上了。也是。 当年，公州最有希望兼任公安局长的人，黑桃 K 怎么会放过呢？所以在岳广平来到我面前的第二天，黑桃 K 也出现，问我：“你知道岳广平当年抛弃你们母子，是为了什么吗？”你不像是会被他洗脑的人。哼， <laughs> 当然不是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，否则怎么会来见你，而不是去公州？ 你想要自己挣出一个不输于他的前程，所以十多年来一直在跟黑桃 K 合作。哦，这倒没有，黑桃 K 希望我去岳广平身边做内应，虽然他的煽动性和说服力都堪称天才，但我还是更想要证明自己，所以拒绝了他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并没有纠缠，并且从此断了联络，直到五六年前。 我在某次逮捕行动中遭遇危险，在最孤立无援的时候，被他的人给救了。这个时候，你在建宁工作多年，终于发现了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。有了黑桃 K 的帮助，你的生命安全和查案效率，甚至层层升迁，都顺畅了很多，是吗？差不多吧。 所以你们最后还是合作了。当时岳广平已经升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，就像是一面铜墙铁壁，黑桃 K 只能再次从你身上入手。唉，是的，岳广平是黑桃 K 最难啃的一块骨头，孤家寡人，没有任何破绽，除了你。所以。 三年前把行动情报泄露给黑桃 K，害死了我十四名缉毒警的那个内鬼，就是你。 <laughs> 我说江队，都三年过去了，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自欺欺人。 岳广平这个公安局长是吃素的吗？他会把这么重要的情报告诉别人吗？更何况我连公州的警察都不是，你还以为他会把公安局的内部线报当下酒菜一样说出来？别给自己洗脑了，江队，导致一零零九行动失败，将十几个战友送进黄泉的，一直是你和岳广平。 根本就没有什么内鬼，凶手就是你自己。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把严邪放出来？严队，我是齐思浩啊！你上次让我查江队在光州住哪？ 我查到了，在养殖场，是哪儿？黄昏冷，斜雨声，本一场血色交锋，迎面吹来的风，千疮百孔，错一步误一生。 太多人纷纷不懂，明火暗你眼中交替纵横。愿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。此生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真实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，晨昏未辨，山河难懂。 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 的痛，前路如虹，纵然血浪翻涌，越是微笑越从容。交织着黑色的梦，也曾无动于衷。撕裂的魂重新拼凑才算完整。风雨过后，微光穿透了云层，晨阳出。